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六集。崖底永远是昏暗的，没有日夜，也没有季节。洛寒渐渐失去了时间概念。 又过了不知道多久，他们误入了一个奇怪的地方。自从林清霄伤势愈合后，崖底的各种怪物已经不会对他们造成威胁。但是他们毕竟只有两个人，能不正面扛还是不扛的好。他们被隐藏在风中，不知道算不算生物的东西追逐。林清霄因为要保护洛寒这个幼崽儿，速度大大被拖累，只能且战且退。 一时不慎，误入一个天地阵法中。绝灵深渊没有生灵，那个阵法顺应地形，以石头枯木为阵，山势互为犄角，形成一个天然的阵法。天法道，道法自然，这样的天然阵法最是麻烦。洛寒也意识到他们好像陷进来了，他低声问：“这里怎么了？”“是天地阵法。”林清霄说。 无妨，费些功夫罢了。洛寒点头，在他们团队中，林青霄负责所有，他负责拖后腿儿。洛寒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明确，他不打扰林青霄解阵，自己低声嘀咕：“如果没人，怎么会有阵法？什么人在这里设了阵？”洛寒以为自己只是自言自语，可是仙人的耳目多么聪明啊！林青霄立刻就听到了。 他没有多说，只是带着洛寒破阵。没想到洛寒一语成谶，这个阵法确实是人为布下的，而且布阵之人修为十分高深，远在金仙之上。仙都是修炼而成，分为灵仙、天仙、上仙、金仙、大罗仙尊五个等级，修成灵仙才是真正踏入仙途大门。 之后每一次晋升都困难重重，能进位者千里无一。到了上仙这个级别，就已经是仙界有头有脸的人物了。金仙只能在万年一次的蟠桃会上见到。至于仙尊，全然是传奇。历来仙尊未必是天帝，可是天帝却全是仙尊。仙界崇尚力量。 龙族在众多仙族中得天独厚，战斗力惊人。龙族内部更是纯粹的弱肉强食，强者为尊。所以，天地往往出自龙族，龙族第一往往都是天地。林清霄以一千岁修到天仙，已经是石破天惊，绝无仅有的修炼速度。龙族内部是绝对的力量压制。 只要一族出了一个强者，这一族立刻就要昌盛起来。所以，林青霄晋升天仙后，主母立刻来逼他吐出龙丹，把天才之名转嫁到自己儿子身上。要不然，如果让林青霄继续出头，指不定林山素家就会被压制，林青霄的生母也会转而成为正室。龙族内部的法则就是这样残酷无情。 林青霄想到这里，一审，生母、养母与他何干呢？他们的儿子，都只有林重玉罢了。林青霄又于自己现在的修为，只能探查出布阵之人的修为绝对在金仙之上。可是林青霄心中隐隐有感觉，此人的真实修为远远不止金仙，甚至不只是仙。洛寒亦步亦趋地跟在林青霄身后。 他回头看，感觉到那些诡异的风在边界徘徊，就是不敢追过来。他心中生出一个猜测：我们是不是误入一个更危险的地方了？无妨。无论什么时候，林青霄的声音总是这样冷静又可靠。跟着我便是。小心！然而，还是太晚了。地面的局势忽然一变。 洛寒眼睁睁地消失在林青霄身前。林青霄冷着脸，祭出长剑，不遗余力地攻击这个阵法。洛寒感觉自己只是一眨眼就换了个地方，四周白茫茫的，似雾又不是雾，而雾的后面，有一双眼睛在看他。洛寒回头，果然林青霄已经不在了。 洛寒脑子一晕，觉得他拯救世界的大计怕是要凉了。但是输人不能输阵，洛寒端着天道的架子，胸有成竹的问：“你煞费苦心把我引来，所谓何事？”洛寒认得这双眼睛，这段时间他睡觉时，梦中就是这双眼睛一直注视着他。眼前的迷雾忽然散去，露出古老苍茫的黄土地。 虽然景色平平无奇，可是莫名有一种威压感，仿佛这里已经存在太久，久到亘古，对他都是一瞬。洛寒前方，微微泛着陈旧的金光，凝聚成一个模糊的人形。他的长相不辨男女，声音也带着苍茫的悠远感。我等了许多年，等到肉身腐朽。 神识散尽，只剩一缕残念。如今残念也即将消散，我本来以为我看不到新神诞生了。欢迎回到神域，幼崽。洛寒保持微笑，礼貌回道：“我成年了，请不要叫我幼崽，谢谢。”那道残念对于洛寒的话置若罔闻。 对于他们这种老古董来说，看林青霄都是一个年轻的幼崽儿。别说洛寒了，洛寒在这里威胁他，对残念来说，和一只刚长牙的小奶猫灰爪子大声咆哮并无区别。残念唏嘘不已。神掌管法则，有人主生育，有人主时间，有人主阴阳。洛寒主管的便是天的这一部分。太阳东升西落。 万物春生冬藏，众生生老病死，全都是神创立的法则。各个神的法则叠加，才有了如今六界的模样。创世战争之后，众神的格局也基本上达到平衡。接下来这些年，再无新神诞生。没想到，反而是诸神陨灭之后，掌管天道秩序的新神诞生了。万物有序。 洛寒是天道自然生出的神智，同样是六界法则的一部分，也是如今最年轻的神灵。残念在空空荡荡的神域里憋了这么久，难得见到新人，顿时如所有老成员一样充满了沧桑，甚至忍不住想讲古。他问：“你知道诸神的历史吗？”来了，洛寒仿佛回到大一新入学社团招新的那一天。 学长学姐们也是一样的口吻问他：“你知道学校社团的历史吗？”洛晗其实不太想知道，可是人在江湖飘，总是要适当的商业互吹以及听别人商业互吹。于是他礼貌地笑道：“说，不太知道，前辈可以为我讲讲吗？”残念就等着这句话呢，他立刻喋喋不休地说起来：“当年盘古开天辟地。” 天地分清浊，清而清的上行，成为天；重而浊的下行，成为地。众神以清气、浊气为区分，分别赋予了仙族和魔族力量。仙族吸收清气，也就是灵气，性情寡淡高冷；魔族吸收浊气，也就是魔气，性情逞凶好斗。 后来，女娲又团土造人，神赋予仙族、魔族力量，却赋予人族最完美的躯体。洛寒商业性询问：“完美的躯体是？”“就是神躯啊！”残念以一种怀念的语气叹道：“那时可真是诸神的辉煌时代。”洛寒感到一阵无语。 不过，他按照这个逻辑，终于想明白为什么仙魔妖都要化形了。神按照自己的样子捏造了人族。仙魔修炼都是为了脱去原形，修成人形，准确说是神形。没错，残念对后辈非常包容，及时的给予肯定。他依然由衷赞叹道：“神的容貌和躯体是多么完美啊！” 罗涵明白了，难怪众仙的本体各不相同，但都是以人形行走。原来他们是在追求神躯。罗涵想了想，忽然觉得哪里不对劲儿。既然仙和魔的力量是神赋予的，神族也是神创造的，为何，为何现在仙魔人种族昌盛，而神却死光了呢？残念被迫从往昔的辉煌中抽身出来，叹道。 天地循环，盛极必衰。神赋予了其他种族辉煌，自己却渐渐陷入困境。仙族随着神升天后，仙族因为人数多、繁衍快，渐渐取代神成为天界的代表。人间转而供奉仙，诸神失去信仰，又孕育困难。 逐渐被他们一手创造出来的仙族反超，仙族可以修炼，神却只能靠先天能力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仙族的力量已经强于神了。洛寒明白了，这是一个老大哥奶活了一个小弟呀，最后却被小弟超过的悲伤故事。神只能靠自然诞生，新生速度比不上消亡速度。 后来信仰消散，神一个接一个的陨灭，到了残念这里，他已经是世间最后一个神了。可是，他也死了。现在站在洛涵面前的，不过是残存的一道神念罢了。最后一个神陨落，从此进入仙道昌盛时代。洛涵很快抓住了重点，也就是说，我以后即使努力修炼。 很可能也是打不过天帝的。对呀，残念十分坦然，毫无愧疚之意。你的老前辈们很早就已经打不过了。后来我们为了维持神的颜面，封闭神域，让神域随机穿行在六界之中，只要变得神神秘秘，就没人敢质疑神的能力了。我明白了。洛寒点头。 从前辈这里学来好多有用的技巧，我果然需要和未来天地打好关系，能不动手就不要动手。一动手，这不就露馅了吗？残念怀念往昔，好生唏嘘了一番。现在，最后又开始给洛寒吹牛。没事，现在你来了，我们神族终究没有灭亡。你高兴的太早了。 洛寒冷冷的教育这个没有学过进化论的神：“全族只剩下我一个，孩子生不出来，迟早还不是灭亡。”残念听到这里停滞，叹息道：“神只能靠天生地养，不能像仙族人族一样成婚怀孕生子，真的是致命缺点。”没错。洛寒点头，十分认同。各位小耳朵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